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我就有点看傻了，终于见到了，哎，就说是比旗下所有的明星都像明星的经纪人， <laughs> 传说中的霍汶希，哎，大小姐，今天见到，哎，我真是可以验证啊，我选美出身的， <laughs> 我觉得不是不是你选美出身，你主持选美出身不太一样，我觉得英皇没有哪个女艺人比你好。哎呀，不要这样说，我没功呢，我没我愁。 我因为没工作了，身高都没你高。 <laughs> 没有，我穿穿鞋子是高高高跟鞋。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人打过你的主意呢？ <laughs> 很多男人打过他主意，不是讲这个说帮你推出幕前。我 <laughs> 我不懂演戏，哦，也不懂唱歌，我没有什么。你我记得你好像早年做过模特的。很久以前啊，所以你看，我刚才我觉得他眼神是不是让我想起有点胡慧中啊？ 有这么有有没有没有有有说过，有说过吧？对，哎，你这么漂亮，我认为你旗下的这这个 Twins 啊，或者是一些容祖儿啊，他们跟你在一起会感到害害羞耻吗？没有，我我我跟他们相距太大的距离了，因为我都他们比我年轻多了，他们真的青春美丽。 <laughs> 不是，还真我们还真不是当面夸你。 我认为你的这个容貌啊，实际上对你这个职业按说不算优势。我假想啊，如果我是一个女明星的话呀，我不喜欢你跟着我的，那站在台上看谁呀？我我我，就是因为今天是呃造型师的功劳了，因为平常来说我没有化妆、没有弄头发的样子，你们没看过。 啊，真的， <laughs> 就是为了真的 <laughs> 为了衬托旗下的明星啊，就这样牺牲自己。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像你这么讲，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相反的感觉。我不瞎猜的啊，就是说，呃，正因为自己经理人好看成这个样子，嗯，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希望，就会觉得说 <laughs> 我听他的话啊，会听他的话，会长成跟经纪人一个模样。就有时候因为女孩子有光晕效应嘛，就没注意到学校里面好看的女孩子很奇怪。 会有一些朋友老围着她，他们会觉得这个好看的女孩子有种光晕散发出来，你老贴着她，你自己也会好看。你有小小时候没注意到吗？学校里面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她也有一帮她的女粉丝会绕着她的。我看见的都周围都是仇人，好看的女生。 <laughs> 我反而，中国大陆太了。我我我反而观察到的，当然我可能观察到的很少。我感觉观察到的女人之间交朋友啊。 你看啊，两个女孩要是最好哈，她们往往啊容貌啊比较属于同一档，在我们男人看来啊，属于同一档次的。嗯，不会说一个好像特别美的，跟跟比她差很多的，因为两个人老在一起，是不是她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嗯，我的朋友有同一个差不多同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些男男一呃气概啊，就有不是太女生的很很。 很骄傲的那种，我我的朋友全都是有一点男人的性格的，有点男人的性格。你哎，你有没有点男人强悍？呃，有一点，我不不不是小的事，我们不太就是不是看大的事。如果是还有不会太小气的，不会生常常生气啊，又讲八卦的那种，我们就比较男生的一样。哦，对，他在香港其实圈子里面很多人觉得他是。 有大哥的那种感觉嘛，没怎什么镇压这些。 <laughs> 因为我我我老板都是比较强势、强 <laughs> 气气场的那一人，人，所以我觉得是呃，我也因为我是巨巨蟹座，呃，对我对保护人很喜欢保护人啊，这呃拿东西给人啊去照顾人的那个，所以我就感觉是我去保护人。 但是，我就不不会让人家去受保护的那个感觉。但是巨蟹座好像是很性情中人，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对，现现在好一点，之前就比较，我们说是好像是水性的那个性是对，不是水性，水性的就是比较阴暗面，不是太开心的我那种。你知道，就是实际上。 作为一个经纪人，我一直觉得啊，香港可能还好些吧。但是今天的中国，觉得经纪人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水平特别需要提高的一个行业。 而而就是经纪人都都水水平都很差，经纪人是个很伟大的专业啊，是个很伟大的职业。你好比你比如好莱坞，你不管是美国的这个运动明星、呃电影明星，他的一切这个发展呢，都是他的经纪人呢对。但是我们这里呢，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大陆的导演很烦这个明星的经纪人。嗯。啊，就因为他怎么这么讨厌呢？就是他他变成了一种。 好像身边的一个有时候像像个老妈子，嗯，或者有时候像是一个帮着明星挡架的这个导演，你见不到的，是啊，对，你觉得它起的作用是是吗？不，因为你想想看，呃，有时候你做一个明星，这个明星他不能自己跑去跟一个制作方谈什么价钱啊，很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你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人出来用广东人来当丑人嘛，嗯，对不对？在前面替他，他当然也要保护他，要挡着他，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 好经纪人，同时也帮他设计整个生涯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呢。比如说像就我们写作的人，就常慨叹嘛，说你看美国发展到一个地步，是美国是连作家都有经纪人的，是是，他能够帮你设计你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跟什么出版社合作，你该怎么样？那其实很正面嘛，我觉得。你说说你这个伟大的经纪人，你你有什么特点？我的特点是，其实我刚刚到。 北京的时候，我感受到有一点呃，那个文化不同的，就是香港的经纪人就比较长戏，就经纪人跟那个艺人的那个关系也更密切，更密切，更呃有一个信任感，嗯嗯，信任感，对信任感。 我但但是我觉得是在北京的感觉就是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有经纪人的那个实践不是太强，对历史比较短，历史比较短，然后他们很多艺人都是自己家人做经纪人啊，或者是朋友啊，对，或者是那个自己做一个工作室的那种，对，所以我的感觉是大呃香港的经纪人的那个基础还有他们的那个呃比较。 尊重我们经纪人的那个那个行业，对合约精神比较重。老实说，因为我我看过，就是大大陆可能有时候就是合约的那个精神，就是可能是有时候又打公官司啊，又呃突然间又转了其他地方啊，原本是几个公司呃那个合约还没到期就换别的公司那种，香港肯定不亏的，所以我就感觉是有一点区别。 但是，就是你跟艺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是是为什么好像谢霆锋的一样我跟他合作，跳过一百年了，对，没有 <laughs> 一百年十十六岁，甚至呃十七年，差不多十七年还没到，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向性的性。 他觉得是我跟他是好像家人又是朋友的一般，呃，其实你你你可以想象，有一些艺人的压力很大，每天工作工作工作，对吧？他不会想很多人每天会找他的，他肯定不想那些人去找他。你找我经纪人好了，然然后他肯定不想经纪人每天都问，哎，霆锋这个做不做啊？哎，这个怎么了？你就他他会让你想你先把他。 第呃，每天收到的那个工作，你先看看哪个比较会有可能去做，应该并不不应该做，肯定不会做的。你已经帮他选择选择过滤掉，你更不根本不会问霆锋你要不要做，你明白？所以我们问他要不要做，我觉得这个也你你应该做，你觉得呢？ 这个就是大家是沟通的方式，然后他说好价钱多少，或者是呃是什么类型的工作，还有哦这部电影是什么呃他我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大家的沟通，然后有非，因为我们已经有默契了，这么多年的合作，所以有一个经纪人，如果你是合作很很长的，你看香港的，我们好像陈嘉英啊，嗯，然后陈淑，的对啊，呃，陈淑芬啊，那个跟那个跟那个张学友都是很多年很多年，人家都不会换的，因为已经。 吸引呢？没错，没错，都就是你我我我是很反对八卦的啊。但是你看，我都听说过，说是当年有个传说，这个谢霆锋跟王菲说是恋爱，实际是个烟雾弹呢，是为了掩盖他跟他的经纪人之间的恋情啊。 <laughs> 你听说过吗？ <laughs> 嗯，其实网络上很多传闻，我都觉得有些太太。 太假了，所以我都，所以每天有人去问我，你回回呃回应一下好吧？我说有些太假了，我都不想回应了。但是这我这个，你们不是无新电影？这个电影里面有反映刚才说的这种情节吗？这个一定有啊！这个电影就是根据他现在有了一部电影叫做《超级经纪人》，对对对对，就是以他跟谢霆锋之间的故事作为原型是吗？看了！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 这个是说中间是因为只是个超级经纪人，就像我们的品牌那个名气名字，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有二十多年的那个那个历史。然后就是中间的两个经纪人，一个是啊小混混，就是那个杜文泽不专业的那种经纪人，另外一个是阿 sa。 这是好像他演的就是做我的比较 <laughs> 做了很多年很专专业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中间就可能发出来发生出来的那个故事比较夸张，因为搞笑，但是跟他们呃那个经纪人跟艺人的感情是真的，他出来的很有。 我觉得除了搞笑以外，还有很多就是真的感情，是有一点，嗯，真的是艺人跟经纪人的感情咯。对对，嗯，其实真的为什么不找你演呢？你他这个样子太合适了。我我我演了一一个箭头，就是做自己。演了一个箭头。 <laughs> 演了一个镜头。呃，镜头。对对对。可以看一个这个宣传片啊，我们看一下。 其实导演，你这部片子的剧本是怎么样的？其实是一部艺术片。对，二零九六年，世界末日，剩下八个女孩，逼迫一位超级帅哥延续人类的 DNA，不就是色情片？何总你好，你老，不拍色片，不陪客旅行，不陪客吃饭，直接上床。 这有句话说，人都是感情动物嘛。嗯。但是过去外地人说，在香港人身上看不出来， <laughs> 就是我们感觉好像香港人按说是就什么事情都分得很清楚的啊。嗯。呃，反而是大陆人呢，容易搞出一些恩恩怨怨。嗯。可是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经纪人和这个明星啊相处了这么多年啊，他这个即便是香港人。 恐怕也会出现很多，就是这是合约超过，甚至这这这种公司关系的这种私人感情。概概概括的来说，就是其实每每次我出来处理大大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个记性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但是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也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还有就是好像。 有些时候，我的艺人发生情况，我觉得是我的亲人的感觉，我的亲人出了状况，你个人就是个心，就好像砰砰砰，然后感觉很很很很很不安的那种，对，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每次，好像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我有一年是很不开心的，就是那年就是我又要去呃去那个法庭，又要去那个。 啊，医院，因为那天那那年是罗文生病了，嗯、然后最后我又要帮他处理那个身后事的那个，就要去那个殡殡仪馆。殡仪馆。殡仪馆。殡仪馆。所以我那一年就是几年，我真的，我每天都是穿黑色外套，然后白色的衬衣，我每天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拿那那那些衣服出来，几年都是这个，我感觉是每。 去这些地方，我肯定不能穿其他颜色了，所以最安全就是每天就拿这个颜色，然后你的心情就就很很很很不好。这年我记得那个年是，我每天就是有一点好像是只有呃每天只只有黑色的感觉，没有没有彩色的感觉，所以我我就是说那个经纪人呢，其实工作的方面好像。 跟其他人不同的，我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工作以外，我感觉是我把我自己整个人都投入了到到我的工作。对，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关机的，随时都可能有艺人打电话来，有事要找你。哎，你觉得这个你还有自我吗？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自我是什么？对啊，会。但是，所以中间我有申请过放那个。 长假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不放假的话，我可受对对，我感觉是有人好像太、太、太、太、太辛苦了嘛，好像我对自己有一点呃苛哈。苛刻。苛刻。苛刻了。对，苛刻自己，我觉得是。 为什么要要求这么高呢？为什么你到到北京更惨呢？因为有些人是你知道，你手机早上有人都会打过来，都是推销了，推销没错， <laughs> 我我八点多就打过来， <laughs> 我前一天还工作到两点三点，我的。而你习惯了，什么电话都接是吧？ <laughs> 他因为我不会响的，我第一次滴的那个震动的那种，但是我听到的，嗯，我一定醒来的。 我很小的声音我都提来，职业职业病了。对对对，所以早上八点多有人打错啊，打个推销的北京特别多， <laughs> 所以我很生气。不，我在想就是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呃，以前呢大家好像不是太注重经理人或经纪人，看到的是目前的明星。嗯。那么但是最近几年呢有一个现象，你刚刚说欧美他们美尤其美国很注重经理经纪人，但现在出现更。 厉害的趋势就是韩国啊，韩国已经发展成一个状态，是让人觉得经理人主导，明星是附属。对，因为你任何人交到他们公司手上，他们有一个模式。 像工厂一样，对对对，比如说韩国的经理公公司每年生产一大批出来。好像刚刚都说说好是呃那个日本日本之前就是比那个韩国更早，就他们好像装你装你是是事务所。就是这样子。对对对，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一人对着那个经纪人，然后他们每一个人训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对我听说还有打骂呀，有打的，有的有的有的。然后呢，你比如说到现在最极端的，像日本 AKB 四十八是谁？ 哎，差点三十八哦，AK 四 a k 十七是吧？对对对，我总是忘记。对，不然你这样子，他们搞成那个样子，所以现在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很多人会问说，其实是不是原来我们过去以为这个明星好厉害、好漂亮、好会唱歌、好会跳舞、好会演戏，现在大家发现，哎，这是不是全部都是任何人只要？ 阿猫阿狗交到这个经理人公司手上，他有个办法，他有个程序，他都能够把它搞定变明星。我觉得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是因为一间公司是你规模大，然后就是我好像我们是有经纪人部门呢，有唱唱片部，还有就是那个电影公司，还有演唱会的部门，你什么都有的。 你你觉得你要，如果你去找工作，你都要入一间比较规模最大的公司，你会找一份工作。所以我说，如果新人到这些大的公司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他们资源多，还有人人人才比较多，所以投资的资源在你的身边。好像我找。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公司的那个巨星比较多，大大牌的那个，那谢霆锋啊啊啊，Twins 啊，容祖儿啊，古巨基啊，王秋生，你呃，杜汶泽，你如果你去找一些人去拍戏的时候，我还有他们通常都说啊，你们公司有没有新人要捧捧起来的？我用你们一个两个吧。 这个就是一个套装，对，对，有一些套装。呃，好啊，谢谢你，我我用你代牌，你你你都，我可以帮你一些新人给个机会，这个是很很基本的，我觉得。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会更多机会有演出的机会，如果新人去签一些呃比较呃规模大的公司，我觉得是非常好。但但但你们真的是？你觉得真的像韩国那种状况，是一个人只要苦练？ 就能够出来吗？不，就我让你红，你就能红吗？真的可以？当然是你先挑选的。我说你如果，如果你没有潜质的话，你怎么去训练都没用的。你看才传出韩国的新闻，甚至签约要整形的。嗯，对对对。就整个能把你一个孩子，按照我的产品的这个需要，该整形就整形，该跳该练就练，最后就把你练成一个产品。对呀，他但是我觉得没有。 人人的感觉太可怕，对，所以你看韩国有很多自杀的女的，对，因为太没有人情味。 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们，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我到韩国去的话，我肯定受不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哭的人。没错，我不会打，我自己我打的话不不下手，然后又怎么能把一个人去感觉是机器人的去去训练？我这肯定我不不行的。文化，是看你旗下没有一个自杀的是吗？没有 <laughs> 没有，我要自杀了，我要自杀。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你觉得怎么能够捧红一个人？呃，是最用最呃，首先要训练好，你要准备好，机会只能留给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第一、第二是是，当我推出把这个你推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整个 media，我们叫传媒，所有。 任何地方都要用看到他，看到他曝光率要最短的时间，让他有最多的曝光率，然后挑选一些真的适合他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不是，我觉得是好像一间公司没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是美女啊、帅哥，其实有很多，有一些是演戏的，有些唱歌的，有些是偶像，有些是实力派，你就要看他哪一个范范位。有时候。 可能他进来的时候是歌手，最后他是演戏的。嗯，好像呃之前呃我就有一些艺人呢，他原本就是歌手的方面去发展的，但是我最后。 留意到到他，他对演戏比较有兴趣，还有他演戏的那个潜质更高。然后我就全力去推他去拍戏，最后都都都都非常好的成绩。你知道，你像我们中国为什么出运动员哈？过去实际在中国是受批评的，叫做举国体制。哦，就经常有人说说中国的运动员他不一定爱好这个运动，嗯，但是他是这个材料，就这样苦练。 就培养他，最后他就能成为一个金牌。那艺人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你对他的安排是不喜欢。因为如果真的不喜欢，我们其实就是浪费时间。对我来讲，因为因为因为你用的时间会更长。好像谢霆锋刚刚出道的时候，我们愿为让播出跳舞。他跳观文明启示录，跟我们说，我我不喜欢跳舞。